周六、周日两天很快过去，职业联赛依然吸引着更多的关注。不过，在周一版的电子竞技周报上，进行到最关键时刻的挑战赛线下赛也充实的多出了半个版面。A 组和 D 组在第四轮后就已经结束了悬念，诛仙和嘉世两个职业队都锁定了小组第一，小组第二出现的队伍此时也都相当明朗。 B 组和 C 组却在第四轮后进入了更为混沌的局面。其实要说悬念，C 组四轮战罢，五支队伍居然都保持了出线的可能性，需要最后一轮的两场比赛才能决定最终的生死，这才真叫悬念。而 B 组呢，虽然三队都有机会，但是兴欣此轮需要在职业队玄奇身上取到八分以上。 相当多的人早已经认为星星已经没指望了。网络论坛当中看不起星星的玩家，这下可算是找到了可供宣泄的话题，各种嘲笑；而看好星星的，时常把星星曾经横扫无极的事拿出来当论据，以此证明星星的可能性。只不过这种声音多少有点微弱。周一版的《电子竞技周报》上。 两位专门报道完整的记者也专门给读者算了一下 B 组的状况。玄奇战队在这一轮只需两分就能确保自家高枕无忧，多拿一分就可以踢开星际。如此心理上的优势让两位记者相当好奇玄奇。不过，电竞之家作为全国性而非地区性的媒体，这种时候是不方便表露出太多倾向性的。 当时玄奇所在城市的地方晚报，在比赛结束的次日，就有对玄奇的大好形势有一番报道，那由衷的赞叹和期待就是毫不掩饰的了。而星星这边的 H 市的地方媒体，以往都是给嘉世高唱赞歌的，这赛季如果嘉世还留在职业联盟的话，那他们肯定也会对本市新出来的在挑战赛中的如此抢眼的战队多加宝赞。 奈何本赛季加时也跑来玩挑战赛，两队直接成了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而且一上来就有挑衅加时，这就让本市媒体着实难做了。星星和加时相比，显然不可能让人想到一碗水端平。不过现在双方还没在挑战赛中直接相撞，星星又是处于出现危机当中。 H 市的媒体总算也替本地战队发出了一点声音，只不过这点声音没啥新鲜感。媒体方面找到的也是星星扫平无极的事，以此作为论据，期待星星再创奇迹。奇迹，哼！看到报道中频繁出现的这个字眼叶修笑了笑。现在就用到这个字眼了。 不知道等我们击败家世的时候，他们会用什么词来形容？真有点替他们着急啊！呵呵呵，陈国干笑了三声。这几天对他来说可都挺难熬的，各种焦虑，各种担忧。尤其是看到叶修潇洒的不带治疗的布阵，能完全踏实下来，那就不是陈国了。虽然他知道叶修的君莫笑是略有一点治疗技能的。 但是那点二十级以前的低阶级是完全无法承担起一个真正牧师或是守护天使的救护重任的。在这样关键的时候，如此大胆的布阵，陈国真怕又像对操盘手实施的，因为叶修没有出战团队赛这种安排导致失手。可是全队上下这几天士气却是相当不错。 陈果也就不敢把自己的担忧说出来，制造意外情绪了。眼看着比赛日到了，叶修还有心情调侃报道中的用词，陈果却是怎么也无法安下心来。好了，叫上大家出发吧。叶修起身出门，楼道里也是接连一片开门锁门的声音。星星战队出发了。 最后一轮，线下赛现场上的上座率明显比前几轮充实了不少。经过一些随机采访，亲临现场的许多观众都是冲着星星对玄奇这场来的。我不是玄奇的粉丝，但也绝不是星星的。我希望这场玄奇可以拿到三分，然后让星星滚回家去。这是随机采访到的观众中最多的声音。 但是与此同时，在现场，大家也发现了新打起的横幅：“叶修，欢迎你回来。”叶修就是叶秋的问题已经被完全澄清，在联盟的掩护下没出什么乱子。叶秋被说成了是当年叶修参赛时起的名字，好似艺名一般，而现在则是直接用真名重新复出了。而这身份的最终确定。 同时确认的自然就是大神复出这条重磅消息。史上第一大神的影响力自然非同小可，组队和嘉世挑战赛死磕的行为虽然引起了许多嘉世粉的不满，但也总有很多喜欢这位大神但对嘉世无感的玩家，对于大神的付出是极其欢迎的。甚至还有许多其他队粉，此时开始帮自家战队摇旗招揽。 一厢情愿地呼吁着大神加入他们的队伍，网络上各种叶秋来某某队的理由之类的分析帖开始变得极多。这当中比较悲剧的是一位霸图粉，大声疾呼叶修加入霸图，制造史上最顶级、最华丽的形容，结果遭到霸图死忠粉丝团的围攻。 显然，对于最忠心的霸图粉而言，叶秋是他们最讨厌的荣耀选手，没有之一。死忠团最后甚至严肃地向霸图战队发出威胁：如果招叶秋入队，他们将抵制霸图接下来的所有比赛，以此来抗议，仿佛叶秋加入霸图已经是真事儿似的。于是，在挑战赛的现场，渐渐有了一些叶秋大神的支持者聚集。 这大概是这段时间以来让陈果最感欣慰的一件事。与此同时，孙哲平出现在星星队中也引发了高度关注，尤其百花粉丝，各种诡异，各种愕然。记者联系百花战队，结果俱乐部方面表示并不知道孙哲平复出一事，同时声明表示百花战队暂时没有联系孙哲平的意思。 他们未来依然将以于峰为核心构建。围绕着各事件的新闻八卦层出不穷，但对于星星而言，眼下的比赛才是最最关键的。而在这一轮，星星对阵玄奇的比赛还将得到转播方的现场直播，这已是线下赛小组赛里难得的一场有看点的赛事了。八点整。 比赛准时进行，由于同时进行的还有七场比赛，作为现场也不好把视线太多的集中到这场对阵上。星星和玄奇的比赛也没在电子屏上占据更多的位置。至于出场选手名单，那就更不会在现场声音播报了。这同时进行着八场比赛呢，播不过来。名单也是通过电子屏显示的。 兴欣方面出场选手孙哲平，现场顿时也起了一点轰动。毕竟对于有点年纪的荣耀粉来说，这个名字也就着实光芒万丈的。终于要上场了吗？张一伟说着，一脸的胸有成竹，转头朝一边的兴欣众人望着。比赛的两方选手席位相当近，倒是可以直接交流。 终于的时刻还有很多呢，你悠着点用终于。叶修说：“呵呵，我很期待。”张一伟笑笑。玄奇这边出场选手，同时也已经公布，方达旭，连续两赛季都在玄奇阵中的一位骑士选手。玄奇出局，未得到任何战队伸出的橄榄枝，可知实力并无出彩之处。 两方选手入比赛席，开始各自载入角色。张一伟转头又看着叶修：“孙哲平的手伤没问题了吗？你说呢？我说的话多半需要谨慎使用的吧。”一边的陈果听了就是一惊：“这都知道？难道有叛徒？”单看叶修倒是冷静，笑了笑，没有回答。 他知道张一伟虽然并不算特别出挑的选手，但在圈中也有些年头，见多识广。孙哲平的这种情况也不太难猜，只是不能最终确认。叶修怎会让他套出话来？哼，这场的对阵遇到不错。张一伟随即笑道：“看来你也挺花功夫研究嘛。”叶修说。 各队的出场阵容一般不会事先透露出来，所以互猜阵容，以此做针对性安排，也是打比赛的学问之一。张一伟的神情态度看起来像是猜出星星会第一个让孙哲平上阵的。你们急需抢分，孙哲平这还不上场，在你们队中可就没意义了。手上有压力的话，当然早点出场好些，这样在团队赛前。 至少还能多休息一会儿，张一伟说。陈果再次大吃一惊，这些东西为什么对方全都知道？真的都是只是猜的？所以派个骑士出阵，看来这一轮是想打消耗了。叶修说。张一伟笑而不语，目光转到比赛画面上。此时，双方角色已经载入完毕，比赛确认开始。 地图载入，因为没有什么主客场，所以也就没有主客队之分。线下队的比赛用途全部都是由联盟制定的，而这些图也都是荣耀游戏方专门为赛制制作。事前没有哪个队会有过练习，所以倒也公平。而后每一轮每场比赛会用的图，这在比赛的第一天就已经确定好，完全公布。 地图也开放下载，这时开始各队就可以练习自己会用到的地图了。进入角色的双方角色开始朝地图中心走去。孙哲平作为前大神，在转播解说中当然会重点被提及介绍，曾经的荣誉、风格、事迹，解说滔滔不绝的介绍着，心下也觉得惬意。 还是职业选手的比赛好转播呀，至少身上都有内容和故事。倒是那些玩家队只能干巴巴说比赛，一点调剂都没有。孙哲平的背景还没介绍完，两个角色相遇，解说连忙暂停，先开始关注一下比赛。哦，双方现在已经接触，玄奇的方达旭看起来一开始就摆出了要防守的架势，准备打反击。孙哲平直接上了，哇，大招！ 一上来就开大招，这种自信不愧是钱大神呐！连击啊，衔接的漂亮。看来这么多年没打比赛，孙哲平的功夫也没有丢掉。方达旭现在处于绝对的劣势，一波十二段的连击，段数不高，但输出相当可观，简练实用。咦，攻击接上了，又一波。哦，刚才那是一个尾连，所以从系统的技术统计上，连击断了，但攻击还是接上了。 方大旭应对的是很艰难吧？方大旭的处境很被动啊！方大旭得赶快想办法了。方大旭危险了，方大旭挂了。哎，有关孙哲平这选手的情况，我们稍后比赛再接着说吧。解说汉一把，他居然再没有接着聊聊孙哲平过去的机会，这场比赛就结束了。